时间十一点零八分二十四秒，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的《绵安客》节目，我是石伟。在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要来邀请到的医师，要来欢迎的是黄针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医师早安，睡早，各位听众朋友早安。好，今天呢是清明连续假期的第三、四、五第三天。 <laughs> 哎，我发现今天早上是不是只有我做现场节目啊？ <laughs> 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清明。 连续假期呢，还来到节目当中的黄千耀医师，我想呢，并不是因为他特别热爱节目，是因为医疗单位今天都没有放假，对不对？对，其实绝大部分的医疗院所今天都有照常看诊。对，事实上很多假期大家都还是会一样要上班。哦，好，所以呢，真的是很辛苦医生了哈。那个常常妈妈都会说，你要努力念书啊，以后才能够当医生呐。但是当医生很好，也要告诉他们当医生只有 <laughs> 辛苦的一面。 <laughs> 就是别人放假，他不一定有假可以放哈。好，那今天节目当中，请黄清耀医师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聊聊的是，到了夏天快要到的时候呢，哇，我跟你讲，我好害怕做捷运的时候会发生这件事情，就是狐臭。对啊，请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今天来聊聊， <laughs> 我们今天来聊聊狐臭。其实我今天本来想要聊微整形的，啦哎呀，我们等一下聊微整形好了好不好母亲节快到了， <laughs> 我最近身边好多人打，而且好夸张的是，微整形是二十几岁女生就开始打了耶。对，其实。 其实现在有一些真的很离谱了，就是台湾的女生对自己的要求真的非常非常高。那我们直接 <laughs> 丢题目好，不要讲胡诌， <laughs> 来聊。哎，我真的要聊这个，我真的要聊微整形，因为今天。 报纸已经写出来了，母亲节的档期已经开始了。对，今天开始开跑吗？一路大概就是一个月左右。那如果你想要送妈妈礼物，我告诉你，送再多保养品都不如送她实际一点。是，其实真的哈，就是保养品很多，我们呃以前当然当然因为没有微整形的这些技术啦，哈，大家都是把这个这个钱花在保养品上面。嗯，但是其实现在的微整形技术，它的 变化哈，它的效果一定是比差的东西要来得好。嗯，好，那现在我们刚提到很多台湾的女生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非常高，对，而且是异常的高。 <laughs> 二十几岁，我想说呢，她在打说要瘦小脸，我心里想说你的脸也没有大到哪里去。对，那有时候我们在跟一些国外的医师在沟通的时候，在在交流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说他们不太理解为什么我们台湾的女生。 他对自己的要求这么高，嗯，他说会碰到很多这种呃二十几岁的女生，然后来说她想要再变年轻一点，嗯，啊，甚至我们也碰过，我自己碰过最年轻是十七岁的一个一个高中女生，嗯，然后她还说，嗯，我觉得我自己看起来好老，我想要年轻一点。 <laughs> 这 <laughs> 是这是一个社会病态的心理吧？对，这听听他这样讲太直接，真的 <laughs> 是无言了。就觉得你十七八岁，然后你还要年轻一点，那你到底是要年轻到几岁？哈，好，医生那些屁小孩我们就不要理他了哈， <laughs> 因为我们这是实际有需求的，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的。我先来问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好了，因为可能很多人就会想说啊，那我要送给妈妈，让她去打这一些做这些微整形嘛，对不对？那妈妈可能都已经到一定的年纪，比如说。 都六七十岁了，但是有些人就会想说：，因为像我们这种三四十岁的，我们要不要趁早一点点打？免得到时候崩坏的太严重，一发不可收拾，走山了就救不回来。对，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就是可以及早做了，然后及早做。那当然，这个东西每个人在意的程度不一样。事实上，我并不会很。 呃，赞成说所有人不管什么条件，不管什么需求，通通都一定要做，或一定要弄到像呃镜头上很多这种明星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状况。好，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呃本来就是在意的地方不一样。像很多人他觉得他只要活得开心就好。好，但是现在我们因为随着大家生活水准的越来越提高，大家不只是要活得久，嗯，还要活得能够精彩，活得漂亮。嗯，所以我觉得适度的把自己整理一下，就是说看起来呃外貌不要太。 呃，离谱不要太失礼，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这是不是就像买一件漂亮衣服一样的概念啊？对，其实就是一个呃，就是不用太认真严肃看待，是不是？对对对，其实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呃装扮了哈。但是每个人就是说，比如说衣服也一样啊，有的人他可以花好几万块去买一件衣服，但是有的人他觉得我几千块。 呃，几百块这样也就可以了。我觉得这都无所谓对错的。有些人就穿路边摊啊，我我可以穿出我自己的气质啊。对，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呃每个人状况不一样了。嗯，好。那我们当然在母亲节的时候，很多人我们要提早做吗？对，对，我要重点在这里。其实可以了哈，其实可以。但是我说这个提早做，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预防的，但有一些东西呢，你即使提早做。 到后来，这个事情还是会慢慢的发生啊，真的，比如，比如说像一些皱纹，我们如果提早预防，那当然，它在我们随着年纪变大过程中就不会那么的严重，嗯，啊，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像胶原蛋白流失啦，哦，这些这些这个状况，那即使我们在比如说二十岁、三十岁就开始治疗，但是因为现在的这一些微整形的技术，都会为了安全性的考量，它都没有办法做到永久性的，嗯，所以它在一段。 时间之后，它还是会慢慢的就消失，然后就没有它的效果。哎，我有看你常常去参加国际研讨会耶。现在国际上面没有要呃研发这种永久性的玻尿酸，就是注射进去，然后永永远都会呃碰皮碰皮啊，或者是说，哎，可是那就跟隆鼻一样嘛，就是植入异物性的东西，对不对？其实现在在，尤其像欧洲，还是有一些地方有在做了。嗯，那永久性的，对，永久性的，就是它世界上还是有这种厂牌在，呃，还是有药厂在做这样子。 的产品，但是慢慢大家觉得这并不是很适合。嗯，那事实上这些永久性的产品，早期台湾就有过了，就是所谓的小镇美容 哎，就是打细胶，嗯，那细胶的话，它就真的是永久性的，只要打一次，它就一直在里面，拿不出来，对，哎，很难拿出来。那这听起来好像不错啊，就是因为我一劳永逸嘛，花一次钱就可以撑二三十年。但是 <laughs> 我们都在电视上面看过那一些打过小针美容的对艺人们，对对，所以 <laughs> 真的觉得好辛苦啊。就是二三十年后开始有一些这个问题就会出现，对。那这个东西都是在早期不可能知道的嘛，所以你意思是说。 可吸收性的材质，毕竟还是比较具有弹性，可以避免说日后有不同的流行或日后身体产生的异状的时候，它至少不会是一个永远不可改变的状况，对对？其实刚才也提到一个重点，第一个。 我们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年代，它的审美观不一样。嗯哎，所以我们在现在，比如说现在呃二零一八年做的呃一些整形的技术，那做把你也许比如说鼻子做的怎么样？那五年后还是流行这个鼻子吗？很难说。我跟你讲，光眉毛就不一样，以前是那种弯弯的柳叶眉，而且要越弯越好哦。所以每个人都要把眉毛画到越上面越好。没错。那现在流行的是韩国的一次眉， <laughs> 就粗粗的，像个毛毛虫这样子，而且是粗的，不是细。 的，然后要画的很自然，然后要平的，很难呢。那个平的看起来就有点水水。对，那个很 <laughs> 很看人的五官了。对，那超超难画的韩国的一枝眉。对啊，所以像眉毛它就是一个很很明显的例子，因为眉毛的这个呃潮流变化非常的快，是我自己观察大概是两年一个周期啊，就会有新的流行的眉形出现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随着时代不一样了。那我们现在。 回头去看，比如说，呃，四零年代、五零年代一些所谓的美女，嗯，也未必会符合现在的这些需求跟胃口。对，所以呢，我们如果现在在微整形的时候，做一些这种永久性的，它在。 将来的时代变化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因应，然后去调整啊。哎，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还是有一些人想要做永久性的，比如说割双眼皮呀、隆鼻呀，呃，甚至还有一些人更激进一点，是去做削骨，现在还有人做吗？削骨，还有垫下巴。我跟你讲，好多明星那下巴都垫出来，超明显，没错。哪会有人下巴那么翘、那么尖，而且是嘟嘟的一个嘛？对，在下巴那边，像这种永久性的，你现在都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啊？其实永久性的，呃，现在都还是会。 做一些安全性的考量包括说像鼻子啊、隆鼻啊，或者是像下巴等等。那这些的材质，现在大家对这个检验的过程也越来越在意，所以安全性是比呃以往要来的好，它的持久度啦，还有看起来那个自然度也都比以前好一些。嗯，但是我想。 呃，这些手术毕竟是比较大的风险啦那要做的时候一定是要先彻底的考量过。嗯，那再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其实很多这些手术，包括双眼皮啊、隆鼻啊等等，有一些未必真的是。 呃，永久的，嗯，尤其双眼皮是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在， <laughs> 对我忍不住一刀一直点头，对，就是可能开完，然后大概五年十年，因为我们人总是会老化，哈，皮肤会慢慢的松弛，所以有些人他开完，哎，不错，然后经过五年十年，慢慢又掉下来了，嗯，哦，那当然还是要再去做一些，重新再拉一次，调整啊， <laughs> 就要做一些调整。OK，好，所以呃，其实这都是时代的改变，我们没有说哪一个特别好或特别不好，只是告诉你说，永久性的整形跟现在很流行的微整形。 之间它的一个差别是什么？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那医生，我们再进一步聊说，我们呃哪一些的项目可以做什么样的整形？之前我可以先问一件事情吗？为什么每个艺人整到最后都长得越来越像这件事？可是明明应该都会是不同的医师啊，但整出来最后都越来越像。对，这好奇怪哦，其实是一件很很有为什么对。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韩国也是哎，不是只有台湾呢。对，其实台湾的审美观受韩国的影响非常非常的重。嗯，好，所以我们的这个不管是艺人呢，还是呃很多的所谓的这个小模哈，他们的因为受到韩国审美观的影响，那他们都会想要朝这个方向去做。嗯，那我们常常会遇到，就是会有我们的病人拿着也许那个韩星的照片来，然后说我要做的像他一样。嗯，好，那。 在医师的角度，当然就是你有这样子的需求，呃，只要在不违反一些医学常规跟伦理的情况下，那我们当然就是尽量帮我们的客人去完成了。好，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就是，嗯，整体大家资讯越来越流通，然后媒体上面很多的这些推波助澜啊，那大家的审美观会因此这样子改变。好，那不过真的是，呃，我我觉得这个是要跟大家再再沟通一下，就是不见得。 呃，在这个别的的别的明星上面看起来好的，在我们的脸上看起来就会好。嗯，好。其实我们的脸呢，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所谓的黄金比例，嗯，就是在不管是我们脸的这个大小、长宽，还是眼睛的位置等等。 我们有一个所谓最标准的比例，那最标准的比例就是说，我们如果照着这样子的比例去刻画一个脸，啊，比如说我们去雕刻，去雕出一个脸，那只要照这个比例做，看起来就会是漂亮的。嗯，但是漂亮的脸未必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脸。嗯，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呃明星，他们的脸在。 标准比例来讲，他们并不符合，不符合。对，不符合。但是你就是会觉得它好看。乌龙人啊。对，看起来像台湾的。如果在大家比较熟悉的舒淇，我觉得是一个最 <laughs> 最具代表性的，因为他两个眼睛真的分得很开。对，然后他的脸相相对起来是角度比较大，然后比较宽，而且嘴唇非常的厚。对，但是舒淇就是好看啊。对啊，哎，就是他有他自己的特色，而且会让人家很有记忆的这个这个点。嗯，那相对起来，现在有很多的。 呃，就是一些所谓的小模，那他们为了让自己能够更符合，也许是一些比如说平面广告的这些需求，所以他们照着一些明星的，呃，韩国尤其是韩国明星的这些脸去去做整形，那做出来的结果就会变成说她非常的漂亮，嗯，但是看完就忘了。 嗯， <laughs> 就像我们在过年的时候看到了谢金燕小姐，都会觉得，哎，她怎么跟原来讲的不一样了？她还是很漂亮哦，非常非常漂亮，只是说跟我们原先印象中的那个人好像有一点点差别。那她也不否认她有去做了一些的整形，但是你就会觉得说。 啊，就那个味道有点不见了，就不是不是他本来的样子。对呀，你 <laughs> 你是谁啊？ <laughs> 可能就会有点觉得说，哎，怎么不一样？啊但是还是很漂亮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看每个人的需求，还有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哦，如果说你的目标就是要像长得跟你的偶像一模一样，那我觉得也 OK。其实这些事情本来就无所谓对错啦。哦，审美观跟跟这个个人的这个呃喜好，它是绝对没有对错的。但是重点就是要。

想清楚，问清楚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嗯，而不是说，呃，比如说朋友说怎样你就怎么样，或者是媒体说这样好看你就你就这样去做，因为这样做下去毕竟是自己的脸、自己的身体，嗯，那如果说弄出来不是自己要的，那我想，呃，可能是等于是花钱又伤身了，嗯，哈，那我想请教一下黄千妖医师哦因为呃，我们在聊完了这些观念之后，我们来聊一下现在比较流行的几个呃微整形的方式好了，我看到好像有一些的，呃。 女艺人会去做那种让自己要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这件事情，是医师一定有几个美感吧，对不对？那个好像有一种是，不好是刺激胶原蛋白再生的镭射，还是是注射玻尿酸，总之就会让你的整个脸，呃，一开始注射的时候看起来可能会有点就是。 假假的，很像那个橡皮娃娃这样子，但是自然了之后，就会觉得他整个脸都哎，碰回舞有光滑起来了。那个那个，让我看起来要更年轻的秘诀是什么？ <laughs> 是要注射？应该不只是法令纹、鱼尾纹，或者是呃抬头纹这么的简单而已吧？对对对，其实我们为什么会看起来一个人看起来年纪比较大哈？大概有几个点了？第一个就是各种的皱纹。嗯，其实我们很简单，你去。 把那个所谓老人的脸跟小朋友的脸去比较。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一些特点会让我们看起来比较呃年纪比较大一点。嗯。好，所以第一个就是各种皱纹，包括说抬头纹啊、鱼尾纹啊，这是最常见的。嗯。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眼角会慢慢的下垂，啊，眼睛开始哎没有的没有这么有神。然后呢，法令纹慢慢会出来，那脸颊会开始往下掉，啊，就是所谓的苹果肌往下垂。嗯。那再往下掉呢，最后我们嘴巴旁边就会有两道沟，啊，就是人家说所谓的木偶纹啦，好像那个小木偶一样，嘴巴没有法令纹这样子。 哎，就有点类似，然后嘴嘴巴那个旁边会开始掉一块所谓的嘴边肉，嗯，哦，这个就是几个我们比较常见会让我们看起来年纪大的。天哪，等到那一步会不会已经来不及了？ <laughs> 其实以现在的技术来讲，都还是有救了，真的，就是怎么怎么救，怎么怎么注，这可以靠注射吗？对，我想如果说真的已经出现这些呃，比如说法令纹呐、哈鱼尾纹等等，这些都还是要靠注射，它的效果会比较好。哦，那么要让我们的脸看起来。 来谓比较碰皮，就是要注射我们叫做填充物了。嗯，那填充物现在有非常多的材质哈，像早期的话，它就是注射一些所谓的胶原蛋白。嗯。 好，那后来呢？又就会吸收掉，不是吗？对，胶原蛋白会吸收掉。其实现在绝大部分的的填充物最后都还是会被我们的人体分解吸收。嗯，那其他的填充物包括说玻尿酸，嗯，然后呢，现在还有呃，有一阵子很流行叫做金亮瓷，啊，它是一种类似我们做在做做那个牙齿那种骨粉呢，那那那那样子的材质。注射在哪里？怎么注射啊？也是用针，就是打到皮肤里面去。 的哪一个部位？呃，脸像我们一般就是打在脸上啊脸脸颊这样子。脸颊啦，或者是有的人他是觉得法令纹比较凹啦那我们哦，就是你想要碰哪里，你就注射哪里的意思吗？呃，早期的概念会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哪边，简单的讲，就是哪边凹，我们哪边就可以针对它去治疗。啊，所所以那个什么亮晶瓷， <laughs> 对，亮晶瓷是骨粉哦，对，就是类似骨粉这样子的成分。嗯，好，那还有一些比较新的材质，像有一种叫聚左旋乳酸。

那它是刺激我们胶原蛋白再生的一个成分，嗯好，那还有一些新的呃，就是新的技术啦慢慢都会呃引进台湾。哎，这个是会像肉毒杆菌一样一注射马上当场就见效的吗？因为玻尿酸也是一注射当场就见效嘛？对，有一些是当场见效，像玻尿酸，像胶原蛋白，这个就是马上打马上就看得到变化。那有一些会是需要一点时间，慢慢让它产生效果。好像我们刚刚讲这个聚左旋乳酸，那它本身是一种粉末。 它是药粉，那我们在注射以前会先把它泡成药水，嗯，所以它打进去的时候就是会比较呃比较肿胀，因为里面都是水，那水马上就会吸收掉，就是我们慢慢就把它分解掉，然后接下来才会慢慢的刺激刺激我们的胶原蛋白再生，所以这种的效果会比较呃循序渐进的发生这样子啊。但是哪一个可以维持的最久呢？ <laughs> 不好意思，在这最 <laughs> 可以问的问题是，那可以维持都最久的是哪一个？目前。 比较久、比较持久的，就是巨左旋乳酸，就是市面上，左旋乳酸，对，就是市面上很流行，叫做呃，市面上叫做童颜针了。 童颜针啊，现在还是有吗？还是有对，所以它就是你哪里凹就打哪里。原则上是这样。但是比如说像那种常常出现的呃鱼尾纹啊，或者是法令纹，甚至是抬头纹，这种已经有呃明显的勾纹或者是动态纹的东西，它应该还是得要靠肉毒杆菌吧？对，如果像鱼尾纹或是抬头纹，用肉毒杆菌素的效果是算比较。 投湿保水率比较高了因为它是真正针对这个问题去解决。嗯，好，所以就等于是两个要交叉混用，对，一个是让它会出现动态纹路的不要动，就是用肉毒杆菌，然后一个让你凹陷的地方不够碰腿没有苹果肌的地方，你就注射这一些会呃刺激胶原蛋白再生、会把它补起来的这些成分。是。 很耗工，这都是可以一次解决的事情吗？对，这基本上都可以了。嗯，然然后会在多久之后脸上就会发生变化了？其实如果是立即见效，比如说像玻尿酸的它大概就是打完就看得到。嗯，那肉毒杆菌素会需要几天的时间，大概三五天会开始看到我们的纹路慢慢的变浅。嗯。 好，那如果像我们刚提到这个聚左旋乳酸，它的时间会更久一些，大概需要一个月才会看到比较理想的变化。好，所以呃，这但聚左旋乳酸是现在最夯的。现在其实呃，大家都差不多了，就是竞争都很激烈。 <laughs> 那我觉得是这样，聚左旋乳酸是你刚刚讲的童颜针嘛？对不对？其实这个是要看每个人的需求。嗯，好像有的人他呃，我们常碰过，他说他下礼拜有同学会要参加。 <laughs> OK。 那我们就是要立即见效。 <laughs> 哦、对 OK，那有的人他觉得说，嗯，我不希望让人家发现我做了什么，嗯。哎，他希望说他可能在一两个月之内慢慢的变年轻，那然我们就可以选择不一样的这种材质去做，呃，去做治疗。如果是我，我一定要立即见效型的，都 <laughs> 觉得 <laughs> 都已经花了时间花了钱，然后还挨了一针，我就会想说，哦，那打，那赶快看看出来什么不一样。其实最后或多或少还是都会看得出来的，因为你看很多明星的 Before and After 的那个相片。 就是有一个很大很明显的一个差别啊，对不对？好，可是医生我还是得要呃站在一个呃医疗节目的立场，要来问一下，就是说呃打这些的针或者是注射这些的填充物，有没有哪一些需要特别小心的部分呢？是还是现在都是已经是非常安全的，基本上也不太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或者是不舒服的地方？其实以这些注射的材质来讲，哈，因为现在台湾的法规非常非常严格了，其实跟全世界比起来，我们台湾对于这个医 医疗这种真是医疗器材，医疗器材把关是我们算是非常的数一数二的严。嗯，所以我想在这些注射物的材质本身安全性来讲，这个是没问题的，这是我们相信呃台湾的主管机关的。但是在注射注射内容物嘛，对这个这个东西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在注射的过程，这个就必须要留意了。好，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先了解每个人对于这个。 呃，不同的需求，好，那并不是说随着不管是广告或是媒体，我们就就就跟着流行去打。那第二个呢，一定要跟医师沟通清楚，说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他可以一边注射一边调整吗？可以，可以。所以医生也一边注射一边跟你讲说，哎，这样子会不会太痛了？要不要再帮你多加一点？这样子，对对对，好酷啊！所以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过程。 <laughs> 不会，不会痛吗？就像注射进去，还打针当然一定会痛啊打针说不痛绝对是骗人。那那是你可以一边拿着镜子，就一跟一边跟医生讨论。对对对。那要化妆去吗？呃，通常我们会要求要卸妆啊，就是我们在治疗以前一定脸上都必须消毒，所以即使有。 化妆我们都还是会把妆卸掉，嗯嗯嗯，就是要跟医生讨论好你要的效果是什么，对，比如说像我就是那种我一点都不在乎别人看出来的，我就是要越明显越好的，对。 <laughs>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在最最重要就是安全性的考量了哈。那有一些材质它是会有过敏的问题然后像有一些早期一些品牌的那个胶原蛋白，嗯，那现在的这些呃市面上合格的东西，绝大部分都不容易引起过敏的这个状况，嗯，包括说像玻尿酸，其实现在玻尿。 玻尿酸以前的玻尿酸很好，以前玻尿酸是从那个机关呢攻击那个，从那边提炼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就蛮容易有过敏的问题。嗯，但现在的玻尿酸它都是合成的，所以玻尿酸本身是不会有过敏的状况。那我刚刚很有兴趣的童颜针也是合成的吗？就是左旋乳酸？对，现在其实大部分。 都会采用合成的过程啦，因为这样子比较它的品质上比较能够控制，好就尽量我们不会再去用动物去萃取，因为第一个它的品质很不稳定，第二个诶不是很人道了哈，诶 <laughs> 这个是现在的新的技术比较不会再去用了。嗯，那在这个材质本身，当然它里面的这个主成分是不容易引起过敏，但是我们每一只。 这这个做出来的这个针剂哈，它里面一定会有一些添加物，它必须要维持它的这个稳定性啊，这个等等。那这些添加，有的人非常非常少数人还是会过敏啊。哦，就像我有时候会对一些维他命的合成物过敏，我不是对维他命过敏，我是对那个塑塑成剂。对对对，比如说，对它外面那一层。是凝层，对我有吃了就不舒服。对，所以这个东西就必须要先跟医师沟通，因为这些过敏的问题没有发生以前，没有人知道。对， <laughs> 真的。对，过敏这个。 这个事情最讨厌就是这样，没有发生不晓得了。一定要你都一定要先吃亏过一回合才知道。对，那再来就是说，在呃注射的过程中，其实医师的技术也蛮重要的。好，那像大概一年，我们自己有发现，在业界我们自己发现，一年大概都会有两次的新闻在报道，就是比较严重的，就注射这种填充物产生的呃一些一些并发症。嗯，那新闻一定都会讲，因为这都听起来都很可怕。这第一个最最糟糕的就是眼睛下掉。 好，那像去年年底其实就有过一次。注射什么东西造成眼睛瞎掉？呃，其实像不管是玻尿酸或者金量子等等，只要是注射的东西啊，它有可能会太靠近眼睛吗？对，就是它可能会注射到这个血管里面。哟。 好，那血管它会，我们有一些血管它是会连通到我们眼睛里面去的。那这样瞎掉，我想就是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了。对对，因为我们注射打这种东西，就是希望能够漂亮嘛。嗯，那不但漂亮目的没有达到，眼睛还瞎掉，这个我想是最最遗憾。最糟糕、最遗憾的。那其次比较没有这么厉害，但是也很可怕，就是有的时候在。 打针的时候，如果去伤到一些血管啊那皮肤是会会坏死的，就会烂掉了。嗯，好，所以在注射过程中，医师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在台湾都必须要是医师亲自注射，对不对？对，啊，在台湾一定是一定是要医师执照才行。所以不会是护理师，也不是旁边那个，我不知道，我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名字？就是医美咨询师，对对对，不会是护理师，也不会是咨询师，不会是这些旁边的小姐们帮你来做注射才对。哦，对，就是在台湾的法规要求，所有的这些这些都算医疗行为，啊，包括说我们这些注射啦，或是镭射等等，一定都要是医师才能够操作。但是没有限定是。 任何一个科别的医师，对，所以今天不管是骨科、大肠、直肠科、泌尿科的医师，只要他愿意，都可以来做医美的行为。好，但是请你要留意，一定要是医师来帮您做执行。好，聊得开开心，我真的忘记进广告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等会回到节目现场。 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时间十一点三十六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黄真信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我觉得我总有一天会念成黄千耀皮肤科。你好，黄真信皮肤科诊所黄千耀医师，跟听众朋友呢来聊聊有关于呃各种呃就是。 微整形方面的相关问题，拍摄啊，再给主持人问一下，因 <laughs> 为我想把它做完整一点。刚刚我们有讲到，就是说，呃，如果你要在做微整形的时候，有几个部分非常的重要。当然，你可能是一次注射，呃，填充物、肉毒杆菌、玻尿酸，各式各样，一次做到，一次做成嘛。是，大部分不会分次吧，都是一次做做到底。这个也看个人的需求啦。因为有的人他会说我就是像像思伟刚提到他。 赶时间嘛，他想要一次把事情完成，那当然我们就一次解决。那有的人他是不希望，其实现在很多，呃，比如说阿姨大姐，他们不希望说被人家发现。啊真的。还有很妙，他说：“你打完回去不要让我老公发现。 <laughs> ”为会说你敢钱开个对？ <laughs> 对，所以他希望的是比较，呃，其实我们知道这种这种讲法，就是说他但打完要。 变年轻，但是他不希望人家发现他做了什么事情。那如果是这样子的需求，我们当然就是分次慢慢的进行了。那我因为主持节主持记者会，所以我必须要装假睫毛。嗯，然后每次装假睫毛的时候，他们都说这样会不会太长，会不会太浓密？我说不会，越多越好，越浓密越好。这样我的客户才能看得出来，我很用心。所就其实很多艺人他们也是这样啊， <laughs> 就是大家都会很担心，或者是说啊，那哪哪一个艺人说打打打针打的太超过，或是微整。 做的太超过，其实我跟各位讲，这个他们的需求真的不一样。对，因为你跟你讲，现场好，呃，不管是录影现场、记者会现场，那灯光都好强、好热，对，而且直直接就是照在脸上，那其实脸上的那个五官会被吃掉、变平的，没错。所以他们一定要做的非常的夸张，嗯，那是为了他们上镜头的时候的一些需求。那他们在镜头上会呈现出来效果很好，但是。 我们现在常常就是有所谓的侧拍嘛，嗯那你就等于是拍到他最不 OK 的那个角度。那当然，我们呃媒体都有时候会报这些看起来比较有话题性的东西， <laughs> 嗯所以我一定要替这些这些艺人朋友来来说明一下，就说他们并不是说真的觉得说这样很好，或者他们要要怎么样，这是这其实是工作上的需求，工作的需求。所以我其实一点也不在乎装假睫毛，就是工作需求嘛。因为因为我平常就是个很男生的人，我也觉得无所谓。 <laughs> 哎，不好意思，我今天声音好哑 <laughs> 啊。所以，呃，刚刚医生讲到这几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容许我再提醒大家：第一个就是呢，呃，请一定要跟医师确实的沟通好你要的效果是什么。那第二的，呃呃，最重要的是呢，也请一定要找经验丰富的医生，才能够避免注射位置的错误，以至于发生不可挽回的并发症。然后，请记得哦在台湾呢。 台湾不管任何一个地方，要帮你做这些注射的，不管注射玻尿酸、肉毒杆菌，或者是做镭射操作的，都一定要是医生。没错，只要是医生就可以了，管他是呃，大肠科、骨科、泌尿科，通通都可以，没有问题的。对，但是一定要具有合格的医师执照，这这是一定要。但是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很部部部分，就是我常常看到你出国去参加研讨会，其实。 蛮多的医生就会很在乎那个打进去的那一针能不能到达他要的效果，所以你们会去做那个。 注射部位的参与注射部位的研讨会来讨论，对不对？没错，其实我们会，等医师是一个需要不断去进修、不断精进自己技术跟知识的一个职业了。好，所以很多医师都会在一年可能会有出去个两三次，去国外看看说国外的医师他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样做，那把这些新的技术再带回来台湾。嗯，好，呃，现在的微整形呢真的是越来越普遍了。呃，可能大家不用把它看得太严重，不是一个。 <laughs> 会改变一辈子的事情，就是买一件让自己开心的衣服一样。那也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咯。我们这一段来开放客音电话，我们的客音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当然呢，呃，打电话进来不一定要问为整形了哈，玻尿酸、肉毒杆菌都可以问，或者是有一些人有青春痘啊、痘疤的问题，还是我们下个月才会聊的狐臭，把 <laughs> 移到下个月去狐臭啊，甚至有一些人是那个脚臭啊，香港脚啦，还有很多人是灰。 其他方面的问题，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扣音进来，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顺便，如果在路上告诉我现在外面塞不塞车，好。 <laughs> 好嘞，谢小姐，你好，谢小姐。 <coughs> 我真的是很无奈哈，因为我自己哈是那个谢朱总的体质哦，我刚以前也看过黄正念医师，是，那这很多年了，他告诉我说就是不要长青春痘啦。嗯，偏偏我就已经长了，而且长在胸前，我大概已经十多年，哎，都应该是二十年了，然后那个那两颗就长一起，然后后来就长瘘管，嗯，那我现在很糟糕就是。 他已经变成瘘管，那我发现就后来有医生，社区医生跟我说你要用那个食盐水清。那后来我是因为他说不然里面就会发炎。是。后来我这样清啊，可是我就不知道到底。我第一个要请问医生说，需要再用棉花棒把那个水吸出来嘛？因为。 棉花棒要买最细的啊，伸进去其实还是有点痛。嗯，那我在第一个就是，请问能不能够不要去擦它？那第二个就是，我后来我一个医生他开了那个可丽舒，嗯嗯嗯，舒给我擦哈。那我发现也很糟糕，就是我越擦皮肤就越薄嗯，然后后来我穿内衣啊，我甚至于穿卫生衣，我都觉得。 好像要磨破皮了，哎呦！所以我现在真的是，要请问医生哈，我我现在如果这个药，我如果我不太敢擦，那擦了，如果不擦这个药，可是它又会发炎又会肿，嗯，那那个就是这两个问题，谢谢，不要去擦干它是。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这个药有没有替代的？嗯，啊，谢小姐真的是很辛苦。对，其实谢足总谢足总就是一个比较厚的疤了哈。那这是第一个跟个人体质有关系，那再来就是说跟我们这个伤口发生在哪边有关，像胸口还有一些肩膀的部分，就是我们很常会出现谢祖肿的呃部位。那谢足总在严重的时候。 真的是呃会造成生活上非常大的困扰哈。那如果说在比较初期，就是没有很严重的蟹足肿，比如说它只是稍微一小颗，或是凸的没有很严重的话，呃，有一些擦的药真的是可以稍微的改善。那但是坦白讲，擦药要让它完全的不见，让它完全复原，事实上是不太容易啦。那如果像谢小姐刚提到说，它已经产生这个叫瘘管，瘘管就是说我们在等于是在皮肤下面有一条。 有点有条隧道这样子的意思，那这个隧道里面就很容易会说藏污纳垢啦、积水、脏东西等等，所以我会建议如果有楼管还是可以的话，还是尽量把那个水把它弄干啦。好，那有时候真的技术上不太容易的时候，至少用吹风机稍微把它吹一吹，好让里面的水能够稍微干燥一点会比较好。那假如说常常会反复的发炎啊、会痛啊等等，那我会建议可以去找呃就是外科医师把它做一些手术的改善，冷冻手术。 之类的吗？对，有的时候是，比如说要把这脑管要把它切除啊，或者是呃做一些，比如说把它打开等等。嗯，OK，好，呃，可以再看一下怎么样的状况会比较好一些。哎，那个药还要继续擦吗？有一个药，我觉得如果说擦了会让皮肤变薄，会不太舒服。那我觉得就休息一下无妨了。嗯，OK，好，这是回复你。我们来接下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哎，因为这个会指甲的关系啊，是这个用这个嗯这个大奶乳膏啊，大大奶。 呃，A Z A O A N，当然还有那个碰那个 Z Z 诺美诺美星啊，诺了两次啊。那么这样破了有破呃，这个这个药能，我大概用了有半年左右啊，是不是太久了？是是，好像有改善，但是是不是要继续？意思说你这个要 <laughs> 要要要一直一一一一直用，一直用到这个脚脚趾甲长完了，就是这个就会这样向前向前长嘛，长完了以后。 哦，OK，现在不用，还是就可以停用了，谢谢。好，谢谢你。对，这个灰指甲，灰指甲就是指甲发霉了哈，那。 这真的是一个需要一点时间耐心来处理的问题。那如果像刚刚张先生讲到，他的他用的这些药物都是我们叫做抗霉菌的药，你就是要把这个指甲里面发霉的这个霉菌把它杀死。那在呃，刚刚张先生提到，他说在在用的这个药已经用半年的时候，那看到说有一些比较干净的指甲长出来，那我会建议能够继续的擦。哈，一般来讲，我们灰指甲如果用外用药，就是用擦的，不管是药膏啦、药水啦，还是有一些喷雾等等，大概都。 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好，那有没有效？很简单，你看看说新的指甲就从指甲根部长出来的有没有变得比较透明，就是恢复本来指甲的颜色。那如果慢慢的变得比较透明，那表示擦药是有效的，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的使用。嗯，好，这是回答你的问题，所以它呃是可以继续一直用下去，是没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也不会伤害身体，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对，擦药是没有问题。好好好，我又忘了要进广告， <laughs>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时间十一点四十七分，欢迎回到《名医科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黄针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跟听众朋友聊聊各种有关于皮肤科方面的相关问题。欢迎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机会，可以进来喽，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我们一个月一次非常珍贵的皮肤科时间。 <laughs> 陈小姐你好，陈小姐。 嗨，你好，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我在两年前有打那个三 D 左旋乳酸第一代的，那结果它是打在呃呃那个太阳穴，还有就是咬嚼肌这边，那药物不晓得为什么都滑到了那个耳后面跟脖子下面跟下颚骨了。嗯，对，那因为那时候医生是都没有按摩，所以后来去看一些医生，医生也都觉得很奇怪，无解。 那我想了解，就是说这个针的话，这个药效的话，多久会消失？是啊，它会滑动啊。呃，其实我们打进去的东西，有可能都会有一点点位移了。嗯，那不过刚陈小姐提到说，她打在那个太阳穴跟这个咀嚼肌，就是脸脸颊的旁边的地方，会跑到耳朵后面跟跟脖子下面是比较。 少见了，比较少见。那这个东西到底是呃是打进去的东西跑位移，还是有什么其他的状况？可能还是要再做一些检查，比如说摸摸看才晓得。但是呃，的确有时候有些有些产品它是会稍微有点位移啦但是通常不会跑得很远。但注射这个还要按摩？啊对，像如果刚刚陈小姐提到她打这个叫聚左旋乳酸，那个是在注射之后，我们现在会建议按摩，但是按摩的目的是。 为了让它的效果能够更好，哦，哎，是是，目的是这样子的。那它的这个持久度，刚刚陈小姐想知道，就是说大概是两到三年，嗯，所以如果说，哎，如果说打，你说童颜针可以维持两到三年，对，大概是两到三年的时间，很久哎，比玻尿酸还要久哎，是是比较比较持久一点，所以大概两年，如果说两年多前治疗，也慢慢应该是慢慢准备要消掉了。吧 所以，然后它如果流到其他地方，就会变成其他地方碰胚碰胚这样子。对，如果理论上是这样，没有错。哦，好好好好，所以应该差不多实现到了。是，差不多实现到。 <laughs> 呃提供给陈小姐做参考了。如果你还是有些担心跟疑虑，还是可以找医生再来做一下咨询哈。我们来接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哎，你好哈，我想请问一下哈。 我是那个肝癣患者哈，哎哎，那因为肝癣的时间很长，二三十年了，嗯，然后呃，一做治疗不好，但是后来医生就呃建议我去打那个生物制剂，是是是，那打了生物制剂之后哈，打了大概两年半了，啊，全身都是很容易引起那个荨麻疹跟那个毛囊炎，哎呦，然后就是呃再回去看医生，医生也说这个是副作用。 他说：“就是，呃，吃吃抗组织胺啊，那个擦擦药膏啊，就没有办法改善的。” 那么这样子，嗯，好，是这样子吗？医生是，其实现在那个肝炎的治疗哈，肝炎是一个长期慢性的皮肤病啊。那么在治疗上真的是比较辛苦。好，那最新的一些治疗就是所谓的生物制剂。那生物制剂呢，它是利用我们去合成一些我们叫抗体啊。好，它的它去针对我们体内一些免疫系统去做调节。那么它的现在在台湾的这个针对肝炎的生物制剂，其实有非常多种。那其实在 副作用来讲，呃，像荨麻疹或是毛囊炎比较少发生，然后比较少发生。所以，我想如果第一个它发生的次数如果不是很多，假设比如说半年一年我们才有一次的荨麻疹或者毛囊炎，那我想可以跟医师沟通一下，就是在发生的时候我们用药稍微治疗一下。那万一说它发生的这个次数真的很密集，而且经过医师的判断，它也的确是因为。 生物制剂引起的那另一个方式就是换一种生物制剂来用，嗯，所以这个是可以考虑的方向。好，这是回答你的问题。肝显患者需要比别人有更多的耐心，对不对？一个蛮辛苦的一个状况，所以加油加油哈！试试看这个新的方法有没有比较好的效果，这样子。好，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持续扣音进来，扣音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任何皮肤科方面的。 的问题都可以请教黄清耀医师。你妈没打，那我先问了。 <laughs> 我每次不好意思，我都有好多的问题要问。 <laughs> 哎，要来请教一下那个呃，因为刚刚讲到那个蟹足肿的问题，我就想到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也是陪他去看皮肤科医师，他也是男生，然后就在扣子的第一颗、第二颗纽扣中间，这边也是一个好大颗的蟹足肿，他又给他外外擦的那种药膏，哎，可是那个它好厚，你知道它大概有两三公分那么厚。 那个有有办法整个弄得掉吗？为什么不直接电烧就好了？谢足总啊，它有目前的治疗几个几个方法啦第一个就是擦药，嗯，那擦药呃，坦白讲效果有限了，哦，就是有它可以改善轻微的蟹足肿，但是真的很严重，比如说已经凸的很很立体的，就一坨啊，对，那当然它没有办法让，已经势必没有办法让完全的不见，嗯，那再来比较常用的治疗两个，第一个是注射，注射就是打针，嗯，那另。 一个是做冷冻治疗，好，那这两个大概大部分的人都会看到改善，就是会变得比较薄，好，那个那个凸起来的情况比较改善，然后呢也会比较变得比较小。但是有些人就是比较严重，比如说范围真的很大，像我们碰过，他整个胸口全部都是的，哇，哎，那这时候可以考虑一些比较积极的处理了。那像现在在谈比较呃，是处理这个问题最最后一个方式，就是把它切除之后做所谓的放射治疗。 哦，就是让他的这个伤口比较不会再产生这样的疤痕。雷，你说说治疗癌症的放射治疗吗？对就是杀死那一些增生的细胞。对对对。这是很这是很就如果你真的很很长得太多了的话，这是他唯一可以帮你的方式哈。好，我们来接蔡小蔡小姐，蔡小姐，麻烦你把收音机整个关掉哦。好了吗？哎，好了好了。是是，听说你好。 哎，我我想请问，我今年大概六十一岁哈。是。那我就有刚刚医生说的那个两边的木偶纹、木偶纹跟那个嘴边肉。嗯。请问，他们说吃坚果容易有那个嘴边肉。 <laughs> <laughs> 坚果好，谢谢你哦，可爱。是。 坚果不会有嘴边肉，啊但是吃坚吃坚果就是这种比较硬的、比较嚼劲的东西，会让我们的腮帮子变得比较大。你为什么腮帮子那么小？是天生脸型的关系吗？我其实腮帮子是比较大的， <laughs> 真的吗？啊，好耶！哎，不好意思，你们看不到，啊帅气的黄千耀医师脸很小，非常小，他脸比我还要小。可是我是骨架，问你，但是腮帮子是比较大的。 <laughs> 那其实腮帮子它其实下面有一块肌肉，我们叫做咀嚼肌。哈，那身上所有的肌肉都一样，就是你只要一直去练习。 它好，这样比如说做重训、做运动，你整天在举重，那你的手臂当然就会变粗。嗯，那脸上的肌肉一样，你如果整天在那边咬硬的东西，你就是等于是刺激它，所以它就会开始变大。嗯，好，所以。 吃坚果，它不会让我们的嘴边肉变得比较明显，可是会让我们的这个腮帮子咀嚼肌变得比较快。那那快速一点去，那个嘴边肉已经掉下来，怎么提上去？这个大概就是要看呃做注射啦，或者是一些手术可以改善。OK，好啊，林小姐你好，林小姐，嗯，你好，我们最后一通电话，你好，我想要问一下，就是我的手指甲根的部分，就是好像淤青，就是黑黑的，嗯。 然后还有指甲，就是会有黑线。嗯，OK。对，然后有越来越黑的状况。您几岁呀？你几岁啊？二十五。 二十，对呀，好小啊，声音听起来是个妹妹。 <laughs> OK，这也是指甲是大家很在意的问题然后尤其是常常媒体会讲说啊，那个指甲里面有黑点，会不会是不好的东西？等不那我觉得这个的确是我们可以值得值得多留意。那如果说淤血的部分，这个倒是不用太担心啦。好，其实淤血指甲下面淤血跟我们有时候不小心撞到身上淤血，那都是一样的，它慢慢都会代谢掉。只是指甲下面的淤血呢，时间会拖得比较久。好，那。 黑点倒是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说它持续颜色越来越黑，哦，还有就是越来越宽，那这个一定要去做检查。哦，那假如说它。 就一直是那个样子，就是也那颜色也没有变化，它的这个粗细也没有什么不一样。那我觉得就是持续的观察就好，只要它有变化的时候，才需要赶快做检查。所以呃，其实并没有指甲，并没有像媒体朋友所写的那样子比较夸张的说呃出现了什么什么，就是你哪里啊膀胱不好，妇科系统不好。对对，在于一个皮肤科医师来看，并没有这么。其实指甲有时候会反映出我们的呃肝脏、肾脏的问题啊，心脏、肺脏都有可能。 但是。 呃，其实没有我们想的这么的严重，没有这么神准啊。对，所以如果真的担心，那最准的就是去抽血做检查。OK，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黄针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感谢他一如他们诊所的精神一样，二十四小时不休息，三百六十五天都会在我们的酒吧呃新闻台当中。感谢黄千耀医师，非常谢谢。同时在节目最后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喽，今天晚上的温度会再次的往下降哦，大约会在十五度左右。 比较冷一点点，请大家一定要做好保暖，而且今天降雨几率有百分之八十。出门的时候，请记得要带雨伞。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谢谢黄千耀医师，谢谢，谢谢，拜拜。